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文玉。大家好，我是江川，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今天学习第十七课，重点语句是：おすすめはですか？有没有可以推荐的？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现在，安娜和朋友小英还有罗德里戈一起来到了一家书店。下面是安娜和小英在书店漫画区的一段对话。好，请听第十七课的绘画重点语句是。有没有可以推荐的？ あこの本いいなあれも面白そうさくらさんのおすすめは何ですかこれはどうホラーはちょっと我来讲解一下。安娜说：“あ、この本いいな。”あ、这本书不错。あ、 是表示轻微的吃惊或感动的感叹词。この本是この这个加上本书，意思就是这本书。いいな不错啊。いい是形容词，意思是好。那是接在句尾的助词，在自言自语时等使用。高兴用日语说是嬉しい。 那感到高兴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说“乌列西纳”？嗯，对。安娜又说：“阿里么么西罗嗦。”那本好像也很有意思。阿里是那个。么是助词，意思是也。么西罗嗦，看上去很有意思。把么西罗有意思这个形容词的词尾“伊”变成“ So, 就成了 o m o s h i o s o 表示根据外观进行的判断或推测，意思是看上去如何如何。面对这么多看上去很有意思的漫画，安娜有些不知所措。她说：“さくらさんのおすすめは何ですか？”小英有没有可以推荐的？おすすめ是推荐的意思。の 是连接名词和名词的助词，サクラさんのおすすめ就是小英的推荐，は是表示主题的助词，なんですか意思是是什么？今天的重点语句，おすすめはなんですか意思是你推荐的是什么？有没有可以推荐的？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说法，请大家记住。 小英拿起一本漫画书，对安娜说：“这本怎么样？是这个。哇，是表示主题的助词。是怎么样？是询问对方意向的说法。后面省略了，就成了比较随意的说法。句尾要用声调来读。女性的话，有时也可以拉长句尾这样说。” 看了小英推荐的漫画书，安娜回答说：“ horror w j o o 恐怖漫画有点儿 h o 是恐怖的意思，是从英语转化来的外来语。哇是表示主题的助词，j o 是有点儿 j o 表示委婉的拒绝。j o 后面省略了不行这样的表示否定的说法。” 故意不说出来，是为了使拒绝的口气不至于太强烈。发音的时候，请在 c 的后面停顿一拍对吧？对。要是有人向我推荐我不太擅长的东西，是不是可以用ちょっと来表示拒绝呢？没错。好，我们再来听一遍第十七课的绘画。今天的重点语句是：“おすすめは何ですか？” 有没有可以推荐的？啊，この本いいな。あれも面白そう。さくらさんのおすすめは何ですか？これはどう？ホラーはちょっと。接下来是导师点睛。 今天我们学习了表示推测的“おもしろそう”，看上去很有意思的说法。我想再多了解一下“おもしろそう”的用法。好，我们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私が教えましょう。德勇老师说：“おもしろそう，看上去很有意思。像这样，在形容词后面加上‘そう’。” 表示对自己的所见所闻进行的推测。我在第十三课给大家介绍过，形容词有两种，一种是像“面白い”有意思、“忙”这样的以“一”结尾的一形容词，还有一种是接续名词时要加上“な”的“な”形容词，像“空闲”这样的。 形容词就是那形容词，一形容词后续 so 的时候要把一变成 so，忙变成忙 s o 忙 a s h i so，好像很忙。拉形容词则是直接加上 so，暇空闲变成 h i m so，好像很闲。我再来说说 so 的否定型。 如果是一形容词，要把一变成，くなさそう。例如，忙要变成忙，くなさそう。好像不太忙。那形容词的话，则要在后面加上ではなさそう。例如，暇空闲变成暇ではなさそう。好像没空。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接下来是声临其境，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诶，江川，请你猜猜看，下面这个声音用日语该怎么表达？哎，我什么也没听见呀。是的，日语里呢有表示鸦雀无声的说法。心。 比如图书馆里很安静的样子，就可以用心来表达；又比如你说了个笑话，可是完全没有引起笑声，这种场面也可以用心来形容。那倒是挺尴尬的。好，我们换个问题，请你再来猜猜看，下面这个说法是用来形容什么的？滋拉里，滋拉里，嗯，猜不出来。 其实呢，它是形容人或物排列在一起的样子。比如，可以说房间里摆放着很多书。身临其境，今天给您介绍了心和 z 拉里。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才知道在大一点的书店里，可以用店里设置的检索终端自己来查看库存情况和摆放的场所，真是太方便了。好，听众朋友，第十七课就学习到这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おすすめは何ですか？ 有没有可以推荐的？安娜买了一本恋爱题材的漫画，心里特别高兴。下节课，安娜他们遇到了一点儿小麻烦。好，欢迎您到时收听。